课文三，在休息室。你最近比以前来的早多了，搬家了？是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上个月就搬家了，走路二十分钟就到。那很方便呀。我还打算买辆自行车，骑车七八分钟就能到。你不是有一辆吗？那辆太旧了，要换一辆，很便宜。 两三百块钱。生词。方便。自行车。骑。旧。换。